锵锵三人行，咱们请来的是当年 <coughs> 写《非常道》的于世存老师啊。于世存老师呢？这名字原来就是的，还是后来改的？哦，呃，辈分嘛？ 是是个辈分，就是原来这个名字。对对对对，这个名字倒挺有古风的哈。 <laughs> 对对对，所以注定要搞这个家世方面的研究。于就是我嘛，我的这个世家会存在下去。 <laughs> 哎哎，你看《史记》里就是世家，什么什么世家啊？哎，你们你们于家有什么讲究啊？我们于家，我在这个书里面写了我们这一家族，就说我大哥叫世周，我二哥叫世国，我三哥叫世村。 就是从州到国到村儿到我这儿，我爸就想不出新的东西了，就只好叫存了。存，就是这么来的。也对，对对对，全靠你存着。也不是也不是。祖上有什么显赫人物？祖上没有考证出，反正我是只考证到那个清代的这种家族。但是我在这个书里面写了我们余家，我说够宏大叙事的。比如说我们家谱，我我小时候就知道我们家谱是明贤启诗镇，我父亲是启字辈。 然后再往前推，贤字辈、民字辈，明显启示到我这儿，到我下面是正字辈或真字辈，就是明显启示真。你看我一个村里面一个一个完全是在村里面都算很很赤贫的、很非常贫困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家庭，但是小时候就受这一句话的这种这种这种引导，就觉得哎应该有要走向一个外面，走到外面世界去看。啊！所以他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就像一个。 像像一个命令一样的，或者一个或一个 calling 一个召唤一样的，召唤你到外面世界去去看这个东西，无论是看这个时时这个社会，还是看这个久远的历史，而不是说我，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对种地没有兴趣，就是也是这个原因。 家谱里头暗藏指令， <laughs> 对对对 <laughs> 对，要去做什么？怪不得很多人名字叫富贵，对对对对对对。 <laughs> 所以你说这个家族啊，为什么我觉得可以谈谈？因为那天我还是讲咱们刚找这个胡润百富榜的在谈，他的观点就是中国没有什么财富家族，谈不到家族，因为都是一代创业。对。但是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啊，中国人过去可都是在家族上生存的。然后呢？ 某种程度上讲，现在的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个中国呀，是在废墟上建设。嗯，哎，我有时候经常想到啊，那个河南那边那个殷墟啊，哦，殷墟，你哎，你觉得这个象征啊，嗯，就是中国过去的很多东西啊，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废墟，嗯但是这个废墟呢，现在似乎呢又有人想要把它打捞起来，嗯，收拾收拾，因为发现呢，那个里边也许有着一些中国人的维系他心灵的东西，是，比方说。 我们现在需不需要一些个这种安慰感，或者说是家园？你看，过去高尔泰写过一本是寻找家园》，这家园就是。你看那天陈丹青就讲，他说他现在到他当年插队的地方去画画，他说农村都被掏空了。他说现在有什么？呃，过去他们学者爱说的一句话。 就叫乡村的这个就叫什么伦理系统啊，全部崩解了。对对对，就是他的这个，也就是爹找不着娘啊，或者说是谁舅舅找不着姨妈的，这他互相间已经散了。然后这个乡村田园的风景、房屋，嗯，都已经不在了，生活方式都没有了。那么过去一直是在家族的这个网络里生活的中国人，嗯，今天是以什么形式生活？你说他是个人吗？ 还是户口呢？ <laughs> <laughs> 还是互联网呢？他他就你的网络是什么？我现在觉得我的网络勉强算是一个朋友圈嗯。说实在话，我一年跟父母也待不到一个星期，真正天天在一起的。嗯。对吧？就是朋友圈就除了你自己的这种家庭之外了，就朋友圈是的，是的，就是这就是我我我最近也一直在想，我说这个。 这个技术在推动我们往前走，把这个微博、微信给了我们，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在寻找认同的时候，你看微信取代微博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微信圈的那个功能比微博要强。大家在在朋友圈里面去，你看在朋友圈里面都像是一个有修养的、有修行的人。对。是吧？虽然这个社会看着戾气很重、很乱，但是在朋友圈里面看见大家都很美好、很阳光，对，而且互相很友爱。 探讨的都是人生哲理， <laughs> 对对对。但这个啊，倒蛮值得做个统计的。我不知道统计的结果会怎么样。嗯，就是微信的朋友圈，嗯，跟是不是他的乡亲们，是不是他的亲戚？呃，跟那个是？对，我觉得在很多程度上并不是，肯定不是，肯定不是，肯定不是。所以那个是新建的，在城市文化范围里边，他这个是他愿意交往的人。 那一部分是他本来一起存在的这个网络的人，对不对？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现在在刚进城的农民工也好，他们主要来往的依靠的还是乡亲，还是乡亲是，还是乡亲。可是他在的朋友圈里可能是一批他想来往的人，并不是他的乡亲。这两个圈子肯定有重合部分，有重合，但是。 它有分叉部分，这非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社会学研究。你看，基本上就是说维系一个人的行为的力量，咱们就说宗教。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也没什么宗教，是吧？那法律呢？ 咱们正在努力依法治国吧，是吧？那其实过去呢，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对对对。你比如说，哎，他的编辑找来一些照片，你就可以看那个时候的家族啊，他有家训的，让你告告你怎么做人，是吧？是你的家族说出去给祖先丢人、丢丢家门的家门蒙羞，对，就这个意思。你看看这个，不信，对，这是谁的？这是曾国藩的，曾国藩的字。 家训对，增曾家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也是一个大家族，大家族，而且对他对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非常。在满人统治的情况下，汉人能够有他的这个地位，是是是。你看，基本上都是这个这个不骄不躁啊，对这个对这个毛主席进城之前的嘱咐 <laughs> 差不多，是西西柏坡，西柏坡，对对对。然后你看下边。 哎，这是蒋先生的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这是蒋蒋蒋介蒋介石的，对对啊。然后你再看这下面啊，卢作孚，卢作孚是什么人？卢作孚是中国近代的船王啊，哦，船王，毛泽东说新中国要感谢的四个资本家之一。哦，愿人人皆，但是他倒想当园艺家，对，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你看这下边，对，这还是卢作孚的。他他是一个有公共关怀的人。 哦，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社会企业家，应该对对对，教学生去如何培养培育社会，对对对，对这个这个是这是袁世凯的，对对这个家书是吧？家书，对对这个函函件，对就是就是近代以来就是中国人，就是说或者说用我们现在的话，民国那批人，他对传统的这种我觉得保存和和发扬还是很厉害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有点断了。 这个你刚才讲的蒋家呀，我不由得有一个八卦的这个想法啊。嗯我们这个徐老师啊，他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儿，而且呢，哎呀，这是哈佛呀、伯克利都在美国上一堆名牌。哦。感觉这么优秀的一个。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呢，他很担心。嗯。他很担心他女儿如果找一个。对。外国男朋友，我发现这个时候这个父亲就体现出来了。哦。 他有这个，就是家事怎么办呢？家事，你有这个，你有这个担心啊？对，我不担心也没有用啊。我觉得你们讲的那个家事，那都存在在过去啊，面向未来就问题重重了，对不对啊？但是没有问题啊。那个我记得陈丹青曾经跟我们讲过嘛，他说三十年代是那个江南那些大户人家，家里面都是中西文化是通的，嗯，就是孩子对父亲讲英语，对母亲讲中国话。 啊！而且他这个他这个 open 的状态，我们现在是很难想象。我写蒋家也是因为这样。我想想就是那个一二年的打砸抢，九幺五的打砸抢，我就觉得这批不识字儿的人还这么上街，这么对自己的同胞这么冲动，这么狭隘。我说我应该让他看一下一个中国现代国家的领袖他们家是怎么生活的。啊，那就是对呀，那像蒋介石那个那个那个在日本留过学。 而他又信奉基督教，他娶的又是一个完全西化的哈美式的宋美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没， <laughs> <laughs> 不是他的那谁呀？但是蒋经国，蒋经国蒋经国刘苏又娶了一个，又娶了共产主义，对，娶了蒋方良，对不对？然后他的孩子，蒋经国后来解禁倒是修成正果。对，然后蒋纬国又娶了一个德国的混血，刘德的混血，中德混血。大家又是他们都没事儿啊。现在蒋家何在啊 <laughs> 但是蒋家从蒋蒋家， <laughs> 蒋家从真没有没有，那是第三代，第三代是有。你的理论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对，蒋家怎么都死光了？ <laughs> 蒋家就是用那个，那就是刚才说满手沾满鲜血。所以就是说杀孽太重，所以他到第三代的南丁躲进了峨眉山。对对，第三代的南丁就很差，但是他后来他完成了平民化。 就第五代、第六代又好一点。这这都是这都是一种说教，哪里有因果？世界都是偶然造成的。哎，我我觉得我有时候有点这个迷信的思维，就是我有时候也是乱想啊。嗯，我研究过一些将军。嗯，当然啊，他具体有他具体的历史原因。可是从结果上看，你看你就说林彪，嗯，当然是。 是大将，但是这一辈子也算是杀孽很重啊，对对吧？但是最后你看他是怎么亡的？包括那个巴顿将军，那最后是车祸车祸而死。你注意很多这种彭德怀，这种当年的这个战将杀人如麻的这种，啊，最后哎，这个当当然你跟这那人家白崇禧打了那么多仗，现在白先勇不是好作家吗？那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举出很多反例的。 不，肯定是有，肯定有个案有反例的存在。嗯，但是从世界史上或文明史上看，基本上还是逃不过这个规律。你看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蒙恬嘛，蒙恬被秦始皇手下的大将让他去去守长城，但是秦始皇也死，赵高让他自杀。 他就想，我得这个结果，是也，是因为我杀孽太重啊。杀孽太重。对。对今天台湾就生产一种比较蒙恬笔嘛。哦，是吗？ <laughs> 对，后来蒙恬，对，后来蒙恬。你看我现在写字都是蒙恬笔。对对对对。后来人家发明这个东西，所以大家还现在还记能纪念他呀，这也是有因有缘。又是，而且 <laughs> <laughs> 余庆余庆。对对。而且蒙恬也觉得在这个中国这个因果律太严了，所以后来跑跑到法国写小品文对对对对对。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要讲家在中国，这个这就是现代社会的这个回归啊。我有一个很美好的故事，也有一个很不好的印象。最美好的景象就是在香港星期天，酒楼非常挤，都是老人啊在那里排队哦。然后。 小孩不管你怎么洋派留学，工作怎么忙，星期天的中午一定跟老人一起饮茶。哦，我觉得这个场面是很，他们匆匆忙忙回来。徐老师，现在大北京、上海大城市也这样，周末。 基本上是家人在一起吃饭的多了。他这个老人站的位置回来，你在外面不管你做什么，你你做生意，你到大陆做生意，你到海外留学，你现在做的你的事情。对。但是你回到家人面前这个隐藏这就一套价值观。挺好。这个我。雷祖弟妹爷，你现在在做什么？你交了什么朋友？ 这是我觉得哪怕一个星期一次，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场面。是啊是啊，那同样这种家族的回归，我在内地我也碰到过吃饭，那就是很豪华，然后会讲谁这是谁谁谁的什么人 <laughs> 啊，然后呢他你看现在要开一个马场啦，要承包某一个地方的开发啦什么，所有的人。 都是在看着他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家，是是，那就是完全是一种政治腐败的这种这种这种关系在延续，那就是我看到的不好的景象，那都是家的传统。你说的这个也有，都是家的传统，这个有，但是我觉得同样很美好的在大陆也开始有，就是大家周末。 就是跟家人、跟朋友，特别是跟老人在一起出去吃个饭，嗯，是挺好。我看到那种场面也挺温温馨的，很。他们是一定在在香港是一定，就是说周末的中午，哦，就星期天的中午，哦，所以星期天中午你不要想出去饮茶，没有位置的，都被那些老头老太，他们很早就在那里霸位，他就是为了要跟小孩一下聚一下。 那挺好，以后这个应应该也成为中国大城市的一个惯例就好了。嗯，对，但是呢，在中国，我觉得呢，又会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啊？两代人已经没办法在一块儿了。嗯，我看到的也许是负面的情况。嗯，但是我都会劝这个年轻人，你不要跟父母住在一起。对，你对吧？你可以住的不远。对，住在一起已经不行了。那么，太多的这个这个难以，他们讲啊，也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中国社会变化太快了。 太快，两代人之间呢，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最理想、最理想的就是我有朋友见到，就是他买房子买在同一层，嗯，就是这里自己住，隔壁是父母住，嗯，对，然后工人呢，平常还不烦着他，他吃饭就到父母那边去吃，煮饭。最理想，这是比较。你知道现在更多的情况是什么？你不要说没法沟通，嗯，更多的情况是你突然会发现老人不在了，嗯，有很多。只有老人一不在的时候。 真的叫做无家可归。是的，是的。其实我有很多朋友在美国的，他们本来每年春节啊，要回来，要回来，对对对。现在就是说父母不在了，不在了，回来干什么？散了，嗯。父母不不在了，回来干什么呢？看看弟弟妹妹，没什么好看了，那这叫无家可归，那只有靠精神支柱了。呃，也不是，这个要按中国中国这个源远流长的文化来讲，就是等于是他有使命，他派出去了，他在那个地方要。 落地生根，要在那个地方重新建一建，倒他们没有信心。这倒他们是做到，只要华人在海外生活的好，他一定会有一些侄子啊、侄女啊继续去投奔他。没错，没错。在那里他组织一个新的新家园，他他变成一个新的老人了。对对。那年轻人又出去打拼，到了 Thanksgiving 和 Christmas 又聚回来，对对对，蹭饭吃。对对对对对，其实这是一种黑社会组织。 <laughs> 你道吗？就是？可能不是， <laughs> 我就是移民，就像我们的大。 杂技到了欧洲一样，对不对？我讲黑社会不太准确啊，但是我这个意思啊，就中国人了不起。你讲这个让我想起一些这个海外华人呢。我去啊，你看啊，他去其实最早在外国那儿不吃香啊，甚至被欺负啊。你像美国最早这个华工啊，被欺负。你看中国人靠什么？ 他就是靠哥们弟兄啊，没错，他就是抱成团儿，对对，到一个异异异异国他乡。我认为世界上恐怕没有人比中国人这个生存在异乡的能力强。能力强，犹太人怎么样？也犹太人当然厉害，那另外意大利人也是。 意大利也是黑黑黑社会，都是黑社会家庭吧，就是就是刚 father，对你看他叫什么 father，对，他要有一个大家长，大家长一个父亲，纽约就是意大利人，对，是也都是类人孩儿，就你提出的那个类人孩理论，比如说一个黑社会组织里边，对吧，他的里头小兄弟，某种程度上讲，他不是一个独立。 长长大的一个成年人，对老老爸不同意，你也不能随便乱交女朋友。对他要有大哥大佬，没错，要有 father，没错没错。对 <laughs>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前现代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的类人海理论，它不是一个中特理论，不是一个国民性理论，就是它肯定是。 肯定是跟现代性对应的，他还是比较带批判的角度。那当然，我们是八十年代的那哎，对对对，其实现在的国学新的回归哈，是跟你的立场是不一样。他们是对现代性持怀疑态度。现在中国的发财的那批啊，什么那个上市集团主席啊，嗯，基本上我看他们总结的，他们都喜欢甘阳的通三统理论，为什么？那有点扯。因为他们赚钱都靠邓小平的政策。嗯。 精神感情是毛泽东的语言，可是他们相信国学，小孩儿都拿去读《三字经》。那是我觉得那还是一种又一自己把自己的脑袋搞糊涂了，搞蒙昧了。那不是延续他的家世吗？那不是那个，我觉得这，我觉得什么是传统，什么是家世，这个东西我今天特别想强调，就是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你像我们三十、三四十年前，传统历史都是一个负面的，都是迷信、封建，啊，都是一个罪恶的代代名代名词。 但是现在在一些老板眼里，传统又成了一个很美好的，成了古董，成了值钱的东西，成了一个神圣的东西。这其实是两个极端。嗯，其实我觉得不能走这种两种极端。就是说，中国人要知道传统，传统成长到什么程度，是靠你自己成长到什么程程度。你成为一个现代的人格，有现代国民的人格，传统就跟你能走到这个高度。如果你自己是个愚昧的人，那么传统被你运用的还是很愚昧的。 嗯嗯嗯，怎么叫愚昧？怎么叫现代呢？我问你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我也是被人家问倒的。嗯，就是说，呃，他故事是这样的哈，嗯，就是说一个小孩现代的小孩嗯，回来了，回来以后他跑来跟妈妈倒杯茶，嗯，这一般的现在的小孩是，对，不不愿意的吧？不坐。那小孩倒杯茶，那妈妈就说谢谢，他很开心今天小孩回来。嗯，结果另外那个讲国学的人就说错，你不应该说谢谢，他说为什么？ 你今天回家，你妈妈坐在那里，嗯，你给她倒杯茶，嗯，你的老母亲会跟你说谢谢吗？他说不会，所以啊，你就不应该跟你的小女孩说谢谢，他混淆，这是天经地义应该的事情，这就是这就是我我在这个地方我就困惑了， <laughs> 哎，你怎么说？ 那就是跟我们讲的，他一个 <laughs> 他是他是跟现代性完全是冲突的嘛，他不承认这个现代性嘛。现代性的基本的东西，我觉得是都需要的。你觉就是基本人权还是对基本人权必须尊重嘛，尊重对方的人格是吧？他就把这个东西就是那个你说的新儒家或国学这批人，他就还是把父母看作是至高无上有至高无上的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你是我生下来的，你就被我。 我你是我对你拥有所有权，这是错误的。那我九十岁，你七十岁，你七十岁的给九十岁倒茶，对九十岁的没有必要谢你。对，这是我觉得这个这个传统的国学，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是没出息的。嗯，对不对？那你觉得肯定是没有出息传统当中真的能在现代中国人身上有好的作用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还是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要要要要。 要如果用徐老师的话，我们现在要研究家世和代际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代际之间还是要讲基本的规矩平等，既要讲规矩也要讲平等，不能是讲规矩的时候就说这个规矩天经地义的，对不对？就像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向我说，说现在你也刚才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孩子跟父母不能在一起住，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父母有问题，他自己在这个中国这个当代的这个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碾压的。 人格都没有都没有完善起来完，你还说他对孩子有天经地义的权利？对，说什么他就听什么，让他给多少钱，让他怎么养老他就养养老，这是错误的。所以我说，就像那个最近的那个湖南那个电视台有个节目叫《爸爸去哪儿》啊，对，上一代人他那帮爸爸从那几个小孩那儿，他说我们也是很受感动，学了很多东西。对，这个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一个一个一个共识，就是上一代人也要从下一代人那儿学东西。 而不是说下一代人只对上一代人有有义务去去去赡养他或去听他的东西，如果国学如果还是靠这个的话，那就成问题。那么我们可能又要造反，要离家出走啊，对不对？就是说，还是不能搞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盲目的一个孝。 对，还是应该在一个现代理性的指导下，在一个在一个理性的基础上，大家就是用你的话，建立起基本的规矩和这种这种这种东西，这种这种这种礼仪。他还是反父权，强调子权。 <laughs> 啊， <laughs> 还是所以还是五四的。 呃，学生， <laughs> 还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现代民主斗士是吧？ <laughs> 比我激进。哎， <laughs> 但是呢，他最近就说，呃，研究啊，这个这个中国的这家世里边啊，嗯，似乎有某种历史因果律的这个是，呃，肯定嘛，肯定是有这种因果。你哎，那我问你，方孝孺，你又怎么看？方孝孺，那就是那就是，那当然他的命运太悲催了，太悲惨了。 那整个家族都为他殉葬。对对对对，这是这是这就说明我们的宋明理学到了后来，连自己都被那个了，扼杀了，都被干掉了。所以还是不是搞意识形态。这就是这个方孝孺那个悲剧，就给我们想到了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孩子，是吧？是是是是是。你作为理学的孩子。